纪灵基地的银河城，在瘟疫中因祸得福的养成了秩序。整个城市满目疮痍，百废待兴。好在这里的环境和资源都很丰富，也不缺人口。完全修复后，应该可以自给自足，就像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。反污会里面叛徒真不少。 自由军团应该是有内应，先派了点诱饵，跟内应里应外合，把主力给忽悠走了，然后再过来掀老巢。好，两边的通讯系统全黑进去了。一般通讯频道里有他们各处防护罩的损伤程度，这个动态列表，能找得到吗？能，看机舱地上的投影。大概是发烧眼皮沉，林的眼睛半睁不睁，目光看起来比平时散乱了一些，又很奇怪的不怎么虚弱。 像个古老传说中天生病态的血族，藏着棺材里带来的力量感，能把列表正过来放吗？啊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在自由军团的通讯频道里开了个后门，远程信号会通过跃迁点传到启明星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再这样下去我怕是要傻掉了。我得找点他讨人厌的地方当个护身符，平息下体内造反的荷尔蒙。接着吹，接着吹，别废话，说重点，说重点。要的。 这么一想，门在那边，他的混账之处实在是太多了。看来陆校长表面人模狗样，实在是穷的快卖身了。滚！气死我了！反乌会释放了信号干扰，双向连接还没建立好。可恶，信号中断了，功亏一篑。抱歉，没关系，我再试试。嗯，好的，陆校长。比起和机甲打游戏输了都要使用不文明用语的先生。 您真的是非常温和礼貌，在这方面赢了你，实在没什么好得意的。 <coughs> 这个自由军团很奇怪，他们的士兵训练有素，反应极快，进退有度，配合的天衣无缝，几下就瓦解了反无会的反导防御，即使白银九也未必能做得更好。但是内网一断，他们的队形就直接溃散了，却还在保持开火。我捕捉到的能量波动并没有变化。 而反乌会基地遭到的火力打击水平跳崖式降低，也就是说，也就是说，自由军团现在是朝着四面八方瞎开火，搞不好还有不少火力打到自己人身上了。把精神王给我。哼，那行吧，你让战卢展开一下精神网，试着入侵自由军团最外围的机甲。战卢麻烦把精神网展开。 你能适应战罗的精神网吗？他，注意隐蔽，一旦打草惊蛇，不要和对方纠缠，立刻紧急跃迁，切断精神网交点，撤向最近的跃迁点。坐标是将军，看不出您是这么稳重谨慎的人呐。那刚才把自己塞进漂流瓶，打算火海漂流的是哪位啊？锁定一架机甲，弄不好呀，是有人窃取了你的脑电波频道，把你干扰脑残了。谭风月。 不都是剪不断，理还乱吗？怎么，他他这里弄出个亲一下吵一下难不成，刚才是我非礼了他？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三期。 奇怪，对方的人机匹配度也太高了。好，撤回来，权限给我。慢着，对方没反应，我找不到人机对接端口的缝隙。战鲁，我没记错吧？人机匹配度最高不超过百分之九十是铁律。是我眼神太差，没找到对接端口吗？不，您没有看错，陆校长，对方的人机匹配度为百分之一百。什么？这也行？ 看来自由军团的机甲驾驶员不是普通人，而是用生物芯片实现的改造人。不是吧？白银要塞尸骨未寒，这些蠢货怎么还在追求机甲驾驶自动化？自由军团最终追逐的目标应该不是自动化，而是兼具人和机器两方面优势的进化改造人。但是应该没有完成目标，现在只做得出这种似乎像的怪物。难怪会来电击反无会的女娲计划。 这些四不像的改造人虽然反应快，但恐怕没有独立思考能力，应该是在芯片的控制下有固定的行为模式。反污会干扰他们通讯的同时，也干扰了生物芯片，能不能想办法混进？我已经混进了自由军团的小机甲群，他们的内网恢复了，正在往反污会基地逼近。自由军团，倒霉蛋，被解放大傻子击落了，我们上去补位。防护罩拉大。 注意规避粒子炮，是先生。就是现在，导弹发射，准备加速，跟上第一梯队。装生化人也这么像，看来这人虽然长得一本正经，坑蒙拐骗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呀。伙同一帮海盗去打另一帮海盗，先生是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的。战罗，我们这样贼头贼脑的混进来，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？您可以把机甲精神网权限转给先生，他会用导弹想办法的。 怎么老是想着使用暴力啊？和平解决不好吗？比如，我可以自我介绍，就说自己是个推销医疗保险的。这些改造人一堆后遗症，肯定需要这款产品。哈哈哈！要不你把金属网还给我，要不你同步汇报实时战事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林先生，看我的脸，这个表情叫余怒未消。咱们俩账还没算清楚呢，少跟我摆谱。 反文会基地在全线收缩火力，他们可能是想集中力量突围。全线收缩火力，你确定？ <laughs> 我今天要是不把精神网交出来，是不是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要合理怀疑一下？没完了，将军，这么多年你信任过自己的战友吗？ <laughs> 我没有战友，只有下属。白银要塞永远单独行动吗？就没有配合其他部队执行联合任务的时候吗？偶尔，听我调配。 或者滚蛋！反乌会基地现在集中火力很奇怪。如果他们真想突围，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先给出一个强干扰，让自由军团内乱，再从漏洞里分头突围。自由军团里虽然大部分是不辨敌我的改造人，所以所以他们是打算掩人耳目。战路，我们来找找他们想掩盖什么。先从月迁点找起。 月前点三种加密方式：引无式、入径式和他连着精神网和战路沟通，其实是不用张嘴说话的，只是特意解释给我听，怕我担心吗？哼，居然有种被人照顾的感觉，怪怪的，有点不自在。但是非常恶心。我来搞定他们地面内网。周围尚未发现未知月前点，一定有，只是被加密了。 我们在找反乌会释放了更强的干扰，自由军团的机甲变成了一群无头苍蝇。陆校长定位到了一个隐藏跃迁点，紧急跃迁！你躺好，战龙给林双倍保护气体。跃迁成功，一个航行日内有剧烈能量波动，反乌会基地炸了！ 监测到一架小商船穿过了跃迁点，那架商船就是反乌龟掩护的对象。展洛，抢夺他的寄生王。元帅，请喝茶。元帅，他们到了。 让他们进来。来了。尔夫元帅，天使城为了照顾我们这些老东西，气温调到了二十六度。你们又是巫袍又是面具的，裹着不热吗？不瞒您说，我们的心里满是恐惧。联盟之下，空气里漂浮的尘埃都可能带上监控。 露出一根头发都会让我们惴惴不安。但愿百年后，我们奸臣的世界里没有电子恐怖。行了，别考虑百年后了。光荣团那帮乌合之众你们都摆不平，现在闹得组织里也乱七八糟，怨声载道。还是先管好自己吧。艾伦，给他们看看。是。无论是远古地球时期。 还是更早的人类起源时代，我们都是以自然农业作为是哈瑞斯先知怎么回事？如今他难道还活着吗？活着！你们的亚历山大·哈瑞斯先知一直躲在第八星系。近期，我们得到可靠消息，这个人重新露面了，正在组织内秘密寻求支持。诸位。 因为你们决策失误和光荣军团结盟，那些忘恩负义的东西占领沃托后翻脸不认人，把你们陷在八大星系里，组织里怨声载道，反对的声音越来越高。哈瑞斯向来很会蛊惑人心，他现在重返组织，会有什么后果？你们知道。 我们是同盟，诸位。外部已经风雨飘摇，内部可经不起风波了呀。元帅，您既然有消息渠道，能给我们一些线索吗？根据可靠消息，组织内部有人会在第七星系迎接他。我个人建议，还是不要让他公开露面，最好在八星系。 解决掉他，诸位，觉得呢？元帅，消息准确吗？请问你的渠道到底是什么？呃，呃，抱歉，我不是在质疑你。如果几位先生不相信我们也没关系，可以等哈瑞斯回来以后，再高调的和他唇枪舌战，看谁能争得过谁。啊， <laughs> 我个人是很期待的。时间不早了。 元帅接下来还预约了一个体检，诸位，路上小心。啊，是是。茶具别收了，直接扔掉。哎，你起来干嘛？快躺下。精神王。 你又用舒缓剂，陈龙，拿下那家商船的精神网，关闭他们的平衡系统和防重力系统，已经全面接管对方机甲。果然是机甲伪装成的商船。啊！李，你找死啊！连接远程通讯信号，先生，俘虏机甲上的追踪定位器被激活了，怎么会这么快？检测到一对反污秽机甲出现在刚才的隐藏跃迁点。 其中有重甲，远程扫描范围开到最大，检查周围所有可选择的跃迁点情况。卸载俘虏机甲上的定位器，来不及了，我们的坐标已经暴露了。周围所有能选择的跃迁点已经全部被对方机甲控制。把俘虏的这架机甲对接过来。对接完成，机器士兵已控制住对方机甲上的人员。从衣着上分析，全部为反污会成员。 他们出逃，一定携带了反乌会的核心资料。你先去找找。一发现彩虹病毒的变种信息，立刻想办法建立远程通讯，传给图兰。哦，你你你干什么？我我我要留在这里。我悠我去那边，然后把对接的两个机甲断开，是吧？用过一次的招数还用，有没有诚意？我不用解释。 <clears throat> 你的信用在我这儿早就破产了，要不是因为战炉能打开一切电子锁，我就把你铐在我手上。抱歉，陆校长，推荐您使用人手牌手铐，那个我无法干预。对方重甲发来通讯申请，姐，给这几个俘虏拍张合影发过去。我们的兄弟在联盟里浴血奋战，解放全人类，同为域外人，你们就在背后趁火打劫。 这是真把我们当成自由军团了呀，战罗，用我的声音回答他。是先生。随便怎么说，你们的人现在在我手里。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，女娲计划的资料我可以做主共享，但你们必须立刻释放人质，把方舟还给我们。原来这伪装成小商船的破机甲叫方舟。别糊弄傻小子，女娲计划的资料就在方舟上吧，你拿我的筹码下赌注。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？想留着你们几位先知的命吗？想，就立刻让路，不然我一分钟杀一个。你觉得哪个先死合适？我们是为了全人类而奋斗的，必要的时候，任何人、任何事都可以牺牲。好啊，开火吧！我黑进了方舟的核心系统，找到了。等等，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加密文件，用的是阿勒托加密。 麻烦了，糟了，是我触碰到了重点吗？防护罩拉到最大，远程通讯双向连接建成，和启明星联系上了，资料发送，做文。站路，先生，你的体温现在已经超过四十度，精神力正在下跌，人机匹配度。站路，我们转移的方舟，然后机甲分离，关闭商船所有动力系统。 小机甲全速往前冲，一定要把路比吸。 你爸爸我，远程通讯不知道接？啊。这密钥是将军他们。别听林先生，儿子，卢比星，这信号怎么断了？你，冷静冷静，陆先生，冷静个屁！知道我找到他有多难吗？知道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把他养大吗？你们将军利用他，拿他当人形虎符也就算了，可他怎么敢？您的心情我们都理解。 再有个数据包传回来了，是 Moss 拿到的，好歹让我接收一下，卢先生。你给我滚！姓林的，我他妈跟你拼了！等等，这架机甲不是他们去的时候开的那架。什么？秦卫，把画风给我拎上来。林林。 肌肉痉挛后遗症。陆校长，反污会发来通讯请求，怎么又来一波？通讯请求一次，通讯请求两次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通讯请求三次。林将军，陆校长，这位就是霍普先生。将军呢？你们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这个霍普自称在反污会里颇有身份，因为内斗被放逐到了凯莱亲王卫队，所以他才会知道反污会的域外老巢。如果他没有撒谎。 现在就算他撒谎了，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。战卢，把那几个俘虏的照片发过去。这里面的人有没有你熟悉的，能试着冒充的人？通讯请求四是什么？哎，到底有没有？呃，左边第三个是先知拉德汉，姆我和他是点头之交。通讯请求五。哎呀，别淡了，现在要靠你救命了。放心，不用你露脸。战卢，帮我砸开远程通讯设备的外壳，我要做一个中转装置。 让霍普和海盗直接对话，他们追踪不到远程通讯信号，会以为霍普本人就在商船上。通讯请求六次。好了，切，把我的话转成文字发给霍普。霍普先生，我现在需要你告诉他们，你感染了彩虹病毒。这是，这是让我撒谎？你他妈！陆先生，胡兰，这家伙就交给你了啊！霍普先生，你们的教义不就是为了拯救世人吗？ 细枝末节的规定，那都只是为了规范平时的行为。总教义和教条规矩冲突的时候，应该听从哪一方？这还用说吗？ <coughs> 我是拉德海姆，我不太好，现在感染了变种的彩虹病毒。什么？怎么会？ 这家里现在还有其他人吗？按照陆校长发来的文字说，不知道。若尔的先知晕过去了，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。马吉先知一直在流血，不回应我的呼唤。绑架我们的人来自自由军团，我们当中出了叛徒。对方是冲着女娲计划来的。 为了逼我们交出研究材料，他们一边入侵数据库，一边往机甲里喷洒了大量高浓度的病原体。不要紧，拉达汉姆先知，你现在不用动，我们来捕捞你的机甲。放心，我没有抗体样本，很快就能大量复制。不行，别来捞我们！自由军团怎么会不知道我们有抗体样本？ 他们喷洒的彩虹病毒不是原来的版本，也并非女娲计划的研究方向，是自行研发的。你知道他们那些臭名昭著的实验？先知，不要捕捞，不要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它。我的机甲能源已经耗尽了，很快基础通讯也会断开，我们会像星辰一样流到未知的宇宙深处。 病都会死，肉体也会死，变成风干的标本。有一天，龙华在某一次撞击里，以另外的方式存在，也算是回归自然的一种。这里的一切数据，我都已经清理了，不会有泄露风险。放心，别了，兄弟姐妹们，赞美伟大的生命和自然，完美。 陆校长是吧？您是怎么知道组织开始女娲计划的初衷的？猜的。高能预警！什么？他们怎么突然开炮？防护罩！不要担心，那是送行的礼炮。你破解这台机甲上的保险柜，发现阿尔法一型变种彩虹病毒样本。展露，扫描最近的跃迁点，走，我们走。 微弱的晨曦，奋力地从薄雾中穿透，就像劫后余生的银河城、启明星，还有第八星系。来第八星系已经六年，却才刚刚找到鲁迅曾经走过的路。联盟第八星系本来就不该是承受联盟与海盗双重挤压的下水道。 往事头顶黑色的星空，呼唤自由，将这世界都要粉笔。不停地旋转，找不到它。逼近，它还在漂泊，找不到的轨迹。人世的悲欢是灵魂的练习，追寻的星星，哪怕会被烧成灰。人生是冒险，何必觉得累？狂风在咆哮，信念又何畏？朋友就跟我走，脱下你的镣铐。宇宙在笨重，甚子寿命倒高，这就是人生，打开你的头，未知在重生，吹不灭的风。 这荒凉是古老的星空，爱恨的光，有哭泣的黑洞，古老战歌点燃最后的花火，信仰不灭，灰烬重生。 这是冒险，别觉得累。狂风在咆哮，信仰又何为？朋友就跟我挣脱下你的镣靠。雨中的碰撞，甚至受过祷告。这就是人生带给你的痛，会起着重生吹不灭的风。光芒却换了是孤单的星空，永恒的汪洋无尽的黑洞。孤。 就看我这头上你的镣铐，你走的笨重，狮子尚未到高。这就是人生带给你的痛，会亲自重生，随不灭的风。光芒却荒凉是古老的星空，为何的望遥望不可知的黑洞？